第九十二集，黄昏，落日西斜，晚霞绚烂似火。林和西站在街边拦出租车，前一秒还是车辆川流不息的繁华街区，陡然就变得空荡而寂静起来。已经上车离开的游虫再次出现在对面的街边，林和西愣在原地，游虫似是并未看到他，低头拿出手机接电话。林和西终于反应过来。 胸腔内的心脏开始急速跳动，不顾一切的横穿马路，跑向对方。有虫却从他的视线中凭空消失了。林和熙停在路边，剧烈喘息，汗水从他的额头流入眼睛里，眼前骤然变得模糊不清。他抬起手，用力地擦干眼睛，视野内渐渐清晰时，脚下开始毫无预兆地震动起来。 夕阳完全沉入黑夜，街道两侧的大楼和咖啡店轰然倒塌，地面深深下陷，天空坠落塌陷。林和熙倏然睁开眼睛，从梦里醒了过来。枕边的手机响起短促的提示音，屏幕霎时亮起，订票软件发来十个小时以后的登机提醒。林和熙从被子里坐起来，盯着床头休眠的笔记本出神片刻。 抬手轻敲笔记本上的回车键，笔记本再度恢复运行，桌面还停留在林和熙的邮箱收件箱界面。那是方清明发来的邮件，内容只有短短一行字，却被他反复看过很多遍。从屏幕上收回视线，林和熙合上笔记本，用力的闭紧眼睛，将脸埋入被子里，脑中一片空白。原来和威尔斯见面。 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原来已经过去三年多的时间，原来，尤崇快要结婚了。直到飞机升入高空的云层里，林和熙仍是觉得，过去三年就好像梦一样，记忆就好像还停留在大四那年的春天。昨天还在为打不通的电话和书上晦涩难懂的单词而焦虑难眠，今天就已经成为。 姑且也算作是顺利毕业、工作稳定的归国人士吧。他自嘲般对着机窗玻璃上的人影笑了笑，至少这一次，他终于不再是瞒着游月腾的人，悄悄买票回国了。凌晨时分的梦境内容再度涌入脑海中，与大脑深处的清晰记忆渐渐重合在一起，而那些梦境中所没有的细节碎片，也终于。 被他从记忆深处翻了出来，再次重见天日。当时，他还没有从那栋房子里搬出来，借由和朋友们去美国东部毕业旅行的名义，在东部与威尔斯他们分开，从东部的城市转机回国。两年时间过去，游虫必定不会还留在当初那家小公司里。林和西的行动轨迹也确实如梦中那般，在林和西站。 转乘地铁去了大学城，再从大学城去了尤氏的公司大楼总部。下车以后，他先去了一楼的接待前台询问尤虫的去向。他仍然记得很清楚，那位长相甜美、声音温柔的小姐的回答是：“请问您问的是哪位尤总啊？”林和熙报了尤虫的名字，这才从对方的只言片语中明白过来，尤虫已经开始。 从尤月腾手中接手公司最核心的事物和权利。尤虫确实就在他身处的那栋大楼中，林和熙却因为没有预约被拦在了一楼，而他也并没有好运气的遇见周轩或是夏乘风，林和熙只能先离开。转身时恰好撞见庄一夏从门口进来，而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叫庄一夏。 也不知道她是游虫的未婚妻，他只是下意识的多看了两眼那个女人身上穿的裙子。那条裙子他曾经在导师传回的秀场视频里见到过，并且对那条裙子的相关资料烂熟于心。他听见保安和前台叫他庄小姐，也看见那位庄小姐一路畅通无阻的走向电梯区域。尤虫是家里的独生子。 林和熙从未听说过对方有任何同性或是异性的妹妹。他心中虽然觉得奇怪，却也没有继续深思。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林和熙一直坐在街对面的咖啡店里。终于在傍晚时分，等到了从大楼里走出来的尤虫和那位庄小姐。即便隔着宽阔的街道，尤虫的面容有些模糊不清。 还穿着他一点也不熟悉的西装，林和歇还是轻而易举地认出了他。他首先看到的是那个女人挽在油虫臂弯里的手，然后才顺着那只手目光下移，看到了她身上那条价值不菲的裙子。听说，人都会选择性的淡忘一些糟糕的记忆，林和歇现在已经不太能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心情如何了。 司机大约已经去取车，尤崇和那位庄小姐站在路边等车，挽在一起的手没有分开过。林和熙低下头，在自己的手机上搜到了庄一夏的名字，也搜到了尤崇和庄一夏的订婚消息。接下来如梦中那般，林和熙借走服务生的手机给尤崇打电话。对方在接电话的时候，终于把手臂从那个女人手中抽了出来。 然而，那通电话的结果却比亲眼见到尤崇和别的女人亲近还要更加让人难过和喘不过气来。尤崇没有换号码，只是不想接海外来电。林和熙沉默的挂掉电话，目睹司机把车从停车场内开出来，尤崇和那个女人弯腰坐入车后排，然后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中。窗外落日渐渐西斜。 似火般的晚霞，像梦里那样，很快就染红了半边天。林和熙没有像梦里那样，在咖啡店里静坐片刻，他在店里一直坐到了打烊。窗外的街道从白昼到黑夜，他没能说服自己，用过往那不到两年的恋爱时光打败这两年来和游虫之间出现的断层。两年的时间里。 他没能见到尤虫任何一面，也没能听到对方的任何一句声音。尤月腾拿走了他的手机和电话卡，只绑定过电话卡的微信账号再也无法登录。他只记得尤虫的电话号码，却打不通对方的电话，也搜不到对方的微信账号。他想过所有能找尤虫的方法，那些方法都没有成功，而尤虫也没有再来找过他。 他不知道是尤月腾利用公司施加在尤崇身上的压力，让他无法来找自己，还是尤崇自己原本就没有想过要找他。爱情剧里的主人公多年以后兜兜转转又相遇，生活剧里的主人公每天数着柴米油盐过日子，早已经记不清初恋的脸。林和熙不知道他和尤虫属于哪种电视剧，又或许。 哪种电视剧都不是。两年以前，尤玉腾在机场的那通电话里告诉尤崇，他早在十天以前就出国，而在尤崇找不到他的那十天里，他也被关在林家，联系不上尤崇。或许在他质疑尤崇为什么不来找他以前，尤崇也曾经质疑过，为什么他出国以后整整十天都没有想过要联系他。 比起他以为尤虫已经放弃自己这件事，更加令人痛苦和无能为力的是，尤虫也以为他已经放弃了他。观众们总是站在电视机前轻飘飘的评头论足，如果这样这样分手，那么足以可见，根本就是两人都爱得不够深。然而谁也无法成为电视机里的主人公，去切身体会当事人的所感所想。 不过，都只是些俯瞰全局、作弊上官的局外人，甚至就连两年前那个身在其中的林和熙，也曾经信誓旦旦地认为，他没有家人，没有家产，不需要瞻前顾后。游月腾的那些手段无法威胁到他。而两年后的林和熙也终于明白，游月腾不需要让他一贫如洗，也不需要让他前途渺茫。 就能轻而易举的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许真正分开他们的，并不是游月藤，而是这两年漫长到像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毫无联系的时光。